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三十三集。天帝是六界修为最高之人，多年来体内积累了巨大的灵气，他以身祭道，将自己全部的修为回馈天地。 虽然不能抵消上古禁术的破坏，但多少能挽回一些。世间散发着点点金光，只要碰到一点儿，就能提高一大截修为。然而地面上没有人动，到处都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林青霄浮在半空，对着金光离去的方向行龙族最高礼节。地面上的百姓一个接一个跪下。 风雨家、叶子南、邹继白面色悲戚，行族内祭礼。洛寒叹了一声，低头为天帝默哀。城池中响起悠长的钟声，帝王驾崩，各地鸣钟三月，日夜不绝。村民自发回家换上素衣，为天帝告素三年。天帝统治天界近五百万年，期间天界安居乐业，四海升平。 几乎成了盛世的符号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天地逝去的竟然这样突兀。这仿佛是什么信号？太平盛世结束了，新的纪元即将开始。天界全界告诉各地民众，整个仙界都笼罩在悲戚中。但是，无论百姓们有多悲伤和不舍，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要面对了。 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遑论这么大的仙界，谁来担任继任天帝，成了天界所有统治者的心病。天帝逝世后，龙族各大族老紧急出山，经过商议后，决议在九月初九召开九州会。九州会还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天地竞选大会，这是名副其实的全天界的盛会。 天界三十六重天，昆中、临岐、嘉黎六山，各大自治州，东海、南海等古传承，全部要派人到场。不出意外，接下来的天地就会在大会上诞生。所以能出席九州会的，全部都是统治者级别。如果把全天界的统治王侯放在一起，容易出意外。所以九州会默认代表各国来参加的，都是各国太子。 换言之，谁能争夺到参加九州会的名额，谁就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国王。九月初九这天，三清天盛况空前，各族仪仗队首尾相连，根本无法通行，连天边都是彩车的灵光。风雨家在侍女的扶持下下车，他头戴凤凰金冠，身穿正红礼服，臂间挂着明黄色的披帛。 风雨家端着长长的衣摆走向九州会正门，一路走来风姿卓越，头上的发冠流苏晃都没晃一下。天宫在门口安置了接引的官员，对方看到风雨家，脸容问好：“凤凰公主。”风雨家俯身回礼：“星君。”公主，请随我来。风雨家走入会厅，看到叶子楠也在不远处。 两人对视后，彼此点头，然后次第落座在乌云十六州的坐席。风雨家坐在珠帘内，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群，认出来好些熟面孔。在场个个都是声名赫赫的人物，此刻却汇聚一堂，安静的充当观众。风雨家轻声和叶子楠说话：“人来的差不多了，九州会什么时候开始？” 应当快了，他们龙族那边好像有人还没到，现在就在等他们。龙族。风雨家抬头看向会厅最显眼的位置，昆中林奇家里六山座位已经各自坐满了人，其中中山林山的主位都是空着的。九州会虽然称为会，其实并不在室内，会厅空间极为广阔，最中间是擂台，四面悬空。 外面围绕着坚固的结界，四周云层呈圆弧状排开，一层层叠高，越往高视线越好。观礼坐席就设在云层上，按各势力的地理位置、实力水平分布。在场之人个个身份不凡，这其中又分观礼的和参会的。观礼者比如风雨家、叶子楠这种，以政治身份出席。 代表着各自国家见证新一代天地的诞生，参会者比如龙族中有意竞争天地的，就不会坐在观礼坐席上，而是另有座位。龙族竞争残酷，但凡有些名号的龙族就不甘屈居人下。六山各大家主全部参赛，除此之外，许多隐士的、闭关的、休眠的老古董集体出关。 虽然这些人没有明确表态参加不参加，但是都到了九州会，心里怎么会没点想法呢？龙族全员战争狂魔，修为不到上限战力不够吊打同级，根本没必要上台尝试。那些修为虚高或者还没飞升上限的人，只能遗憾弃权，按照家族排序在观礼席上见证历史。 这大概是龙族人数最齐的一次，位置最好的观礼区域坐满了年轻龙族。九州会惯例派继承人到场，观礼席主位便是名副其实的太子位。中山唯有家主没有继承人，不方便设主位；而林山则是没人敢坐。林清霄是这次天地的有力竞争者，中山的主位空着，理所应当。 而林山这边也空着，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风雨家低声给叶子楠传音：“所以，林山如今默认归林清霄所有。”叶子楠微微不可见的点头。主位意味着继任者。现在林山很多产业都是林清霄在管，他们若是抢夺林山主位，岂不是和林清霄对着干？万一林清霄成功了，素家旁支岂不是上赶着找死？ 素家人一个赛一个精明，在林清霄这边结果出来之前，他们不会肖想继承人之位的。风雨家颔首，他们早就知道林清霄要竞争天地，对于此刻的局面一点都不意外。风雨家想到一会儿要发生的事情，心中忐忑难安。以风雨家的立场，他当然希望林清霄成功，然而这种事情谁都说不准，龙族全是一群疯子。 不到最后一刻，没人能压准谁是最后赢家。风雨家又看了一会儿，比赛还没开始，他渐渐皱眉问：“龙族六山人都坐齐了，他们到底在等谁？”这个叶子楠也不知道。大厅中各族继承人个个庄重得体，可是私底下消息流传一刻不停。众人猜疑间，一阵威压由远而近。 在场中人都振奋起来。天哪，竟然有金仙来了，而且足足有三位。天界等级分为灵仙、天仙、上仙、金仙、大罗仙尊。存世的大罗仙尊只有一位，就是曾经的天帝。如今天帝冰解，六界已无仙尊。金仙就是现在天界的力量巅峰。放眼整个天界，金仙不过四位。 其中一位金仙是东海玄龟，玄龟自然不可能竞争天地他没有到场就代表着弃权。然而令人震惊的是，除了玄龟，其他三位都来了。看来欲与天下的天地谁都想分一杯羹啊！在三位金仙中，两位是龙族，一位是大鹏，他们大概是约好了共同出场。他们一露面，就被人恭敬地引入高处。 所有人都意识到，这次九州会势必不会平静。龙族果然在等金仙尊者，等三位金仙到场后，很快九州会就开始了。九州会的规则非常简单：有意竞争天地的人上台，无条件接受其他人的挑战，不限人数，不限手段，不限时间，能站在最后的就是下一任天地。换言之， 暗算、围攻、车轮战等等，都是被允许的。在九州会的擂台上，没有公平可言。想成为天帝，就要经受得起一切检验。洛寒坐在中山的观礼席位上，想到接下来的事情，常常叹气。他只知道最后林清霄成了天帝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原来竞争这天形势竟然如此紧张。 众多上仙竞选就不说了，参加比赛的竟然还有金仙。修为越高，等级之间的壁垒越大，金仙和上仙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林青霄如今刚刚飞升上仙，和其他众多飞升几万年的上仙高阶、上仙中阶比起来，林青霄本身就很吃亏，现在竟然还要面对金仙的威胁。洛寒光想想就觉得心疼。 比赛开始，台上一时寂静。坚持到最后的才算赢家，太早上场显然不是一件好事。一片寂静中，林青霄站起身，平静的落于台上。他神情冷静，淡淡对观礼台的方向拱了拱手，说：“中山林青霄。”场外大华、风雨佳和叶子楠回头，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震惊。 林青霄是这次竞争的热门人选，毕竟所有人都知道，先帝很看好他，不乏有人在林青霄身上压了注。但是，林青霄第一个就上吗？他知不知道这样就意味着他要从开场一直打到结束，一个人应对所有的挑战，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稍有差池，甚至会有性命之忧。林青霄自然知道。 他无视四周各式各样的打量和刻意压低的私语声，他微微侧脸，看到洛寒坐在观礼台上，专注地看着他。此时此刻，无声胜有声，两人之间什么都不需要再说。林青霄明白洛寒的担忧，但是洛寒同时也明白林青霄的坚持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洛寒会无条件支持他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